第一百一十六集，林和熙被拉入所谓的公司姐妹圈后，卓伊斯倒是不再像从前那样和他针锋相对，反而偶尔在有人约他周末去买衣服、做美甲时，大约是知道他对这些不感兴趣，还会主动替他解围，大有要和他冰释前嫌的意思。有天午休的时候，林和熙和几个同事在休息区玩 Uno。 输掉的人要承诺获胜方一件事。林和熙运气不好，第一局就输掉游戏。获胜方恰恰就是卓伊斯。在座的人大多都是美术专业出身，卓伊斯也没太为难他，只要求林和熙给自己的爱豆画一幅画。林和熙迟疑片刻，还是答应了下来。上个月在家里，他也曾经答应要给尤虫再画一幅画。 只是承诺后没多久，又遇上月底工作忙碌，也就暂时搁置了下来。两个小时以后，卓伊斯拿着选好的图来找他，林和先忙着改设计图，扫一眼图上长相英俊的年轻男人，你直接发给我吧。卓伊斯依言在微信上将图传给他，注意到他的手机桌面和聊天背景都是这个男人，林和熙随口问：“你让我画的人是谁啊？” 卓伊斯动作顿住，不可思议的抬起头来，“啊，你不认识他？”林和熙想了想，满脸遗憾的反问：“我应该认识他。公司电梯里就有他的广告海报，你竟然不认识他？”卓伊斯不悦眯眼：“大热选秀节目里 C 位出道。” 前两年国内最火的限定男团 Weeek 队长，出道后团内的人气 top，你竟然不认识他？林和熙兴致缺缺。嗯，你喜欢他什么呀？卓伊斯开始滔滔不绝。长得帅，身材好，有胸肌有腹肌，会跳舞会唱歌，这些。林和熙摆摆手打断他。就这些。 卓伊斯笑嘻嘻的抱着手机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林和熙顺着他的话问：“那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”最重要的是，卓伊斯顿了顿，语气转变为毫不掩饰的嫌弃：“他不像你。”林和熙满脸疑问的看向他：“你再怎么装都不像。”卓伊斯美滋滋，他一看就是蒙毅。林和熙沉默片刻。 突然觉得这样的回答很卓依斯。想到上个月助理说的那些话，他眉间轻挑。 <laughs> 所以这就是你的梦中情人？岂料卓伊斯高深莫测的摇摇头，打开相册，翻出照片给他看。照片比较模糊，角度看上去像是偷拍。林和熙接过手机，还没来得及低头细看，助理忽然过来找他有事。 林和蝎也就没顾得上再去看照片，将手机还给卓伊斯，起身跟着助理走了。说到底，还是答应尤崇在先，却先给卓伊斯画了其他人。林和蝎有些心虚。恰好尤崇这几天人在国外，林和蝎决定趁着尤崇没回家，先替卓伊斯画对方的爱豆。近两年来，林和蝎已经鲜少画画，多数时间都在忙于工作。 尤崇本是提议要将二楼尽头的房间改为画室，也被他拒绝了。照他的原话来说，自己也不是什么正经知名大画家，当年在学校旁边的小出租房客厅里能画，如今也不见得在其他地方就不能画。尤崇也就没有再说什么。对方出国的这几天里，林和些就将所有画画工具都搬进二楼书房里。 霸占了尤虫平日里办公的书桌。晚上按时按点的视频中，注意到固定的背影从客厅沙发换成书房。尤虫在画面中诧异扬眉：“最近工作很多。”林和谐刚想摇头，垂眸瞥见摊开在书桌上的画纸，又中途换成点头。尤虫不疑有他，反倒满意一笑：“ <laughs> 三个月的试用期都还没过，是该努力加班。” 林和熙毫不留情的揭穿他：“你在家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”尤虫丝毫不恼，甚至面不改色的承认：“至少这样一来，你就没时间趁我不在和你那些同事去 gay 吧鬼混了。”怎么？林和熙倏然凑近手机，托腮注视他，嗓音里带着些微笑意：“我去 gay 吧喝酒，你吃醋了？” 看见他在画面中骤然放大的那张脸，尤崇也笑了起来，嗓音低沉又暧昧。 <laughs> 我看，你是欠收拾。林和熙脸皮极厚的点点头，突然不按常理出牌，对着镜头开始解睡衣扣子。尤崇呼吸一顿，语气听上去还算平稳。脱衣服干嘛？林和熙没理会他。 将睡衣上的扣子一路解到底，敞开衣服露出自己的胸膛，然后满脸遗憾的看向视频里的人：“哎呀，可惜呀，你现在也收拾不了我。”尤虫的目光落在他胸膛上，冷静的嘲笑他道：“就你这点游泳池的尺度，还不至于让我有反应。” 林和熙不慌不忙地从椅子里站起来，继续弯腰在镜头下脱裤子，最后浑身上下只留一条内裤。他低头勾起裤头边缘，轻轻弹了弹，又伸手往自己的腰掐了掐。现在这样呢？尤冲仍是维持原来的坐姿没有动，呼吸却已经加重几分，没有让林和熙察觉自己的变化。 他刻意放缓呼吸，视线由上至下将画面中的风景收入眼底。他喉结微微滚动，嗓音带着不易察觉的低哑。还不够。呼吸声并没有露出任何破绽，声音却出卖了他。林和熙了然般轻扬唇角，若无其事地将那块布料穿回身上，又转身抓起睡衣和睡裤。 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笑意盎然地望向画面中隐有失控前兆的油虫，似真似假般道：“ <laughs> 时间不早了，我该洗澡睡觉了。”油虫什么都没说，只咬牙挤出两个字来：“等着。”然后从手机那端挂掉了视频。林和熙对着黑下来的手机屏幕笑了很久。 算算游虫回来的具体日期，他很是放心的将游虫这句话抛到了脑后。未料对方一声招呼都不打，就提前两天从国外回来了。游虫到家的那天晚上，林和熙甚至无知无觉，关门坐在书房里全神贯注的画画。听到门外越走越近的脚步声以及随之响起的狗叫声，林和熙才陡然从画中分出神来，意识到。 尤虫大概是提前回家，匆忙将那张快要完成的画收进抽屉里，然后在书房门被推开的声响中站起身来，也仅仅只是站起身来而已。尤虫甚至都没有留给他转身回头的机会，林鹤西就察觉到背后传来不小的力道，他直接被尤虫翻转过来，姿势暧昧的压在了书桌前，相当上道的伸手抱住对方的腰。 林和熙笑眯眯的问：“ <laughs>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？”尤崇笑了一声，半真半假道：“突击检查，看你有没有认真在家加班。”林和熙轻哼，取笑他道：“你是想突击检查，看我有没有和别人去 gay 吧鬼混吧？”尤崇将他往后推了推，伸手捏住他的下巴，顺着他的话往下问：“那你？” 有没有和别人去 gay 吧鬼混？林和熙缓慢眨眼，没有。油虫指腹不轻不重的从他下巴上抹过，意味不明的眯眸。口说无凭，我要检查一下。林和熙坐上身后的书桌，踢掉脚上的拖鞋，抬起两条腿盘在他腰间，尾音微妙上扬。你想怎么检查？油虫温热的手掌。 从他的裤腿口深入，握住他劲瘦的脚踝，慢慢摩挲的同时，咬着重音开口：“ <sighs> 我要一寸一寸的检查。”林和熙双手挂上他的脖颈，指尖摸上他的喉结，嗓音里带着笑意：“你想从哪里开始检查？就从上次视频里的地方开始好了。” 油虫将他从书桌上抱下来，语调低缓而诱人。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，林和蝎都被按在卧室的大床里，翻来覆去进行检查。检查过程跌宕起伏，检查结果令人满意。结束检查以后，眼看时间也不早，两人双双洗澡上床，关灯睡觉。林和蝎躺在油虫怀里。 心中又惦记起那幅快要完成的画，想着明天是周末，不用早起。等油虫睡着以后，又从床上爬起来，悄无声息的摸黑离开卧室，去书房里开灯画画。醒过来发现怀里空荡荡，林可熙人不在床上的油虫，起床推门，循着书房的灯光找过去，看到的就是林可熙深夜悄悄在书房里画画的场景。 几个小时前回家时，看见林和熙坐在书房里，书桌上却没有摆放电脑或是书籍，尤崇心中又觉得奇怪。只是当时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，他也就没有在林和熙面前提起。此时看见林和熙半夜起床来画画，他心中古怪更深，联想至前几天视频里陡然转换的画面背景。 可想而知，这几天以来，对方都不是在书房加班，而是在书房里画画。对方在画什么？还不想让他看见。尤崇稍一思忖，很快就回想起上个月林和熙承诺要给他画画的事情来。他微微翘起唇角，心中很快涌上浓浓的愉悦心情，没有再惊动书房里的人，不动声色的回了卧室里。 林和熙加班完成了话，又无声无息地返回卧室里躺下，很快就陷入了深度睡眠，然后一觉睡到隔天中午才醒。收拾完自己下楼吃饭时，迎面就撞上坐在餐桌前垂眸沉思的尤虫林和熙走过去叫他，却猝不及防望入对方一双眼神微妙的眼眸里，他不明所以，怎么了？ 尤虫沉默的收回目光，没有答话，心底却是五味杂陈。早晨起床以后，他就去书房找昨夜林和熙画的那幅画，整幅画已经完成，画上的人也帅气又性感，腹肌和胸肌都十分逼真，只是那张脸却不是他自己的脸。尤虫当即就沉下脸来，原来林和熙悄悄画的人不是他。 而是别的陌生男人，更过分的是，画上的人还不穿衣服。他黑着脸打电话给助理，让对方去查画上人的来历。从电话里听出他心情不快，助理的办事效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高，很快就将画上人的信息整理成文档发到游虫手机上。游虫浏览过后，不得不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结论来。 画上的人是明星林和熙，在追星，追的还是长得帅、身材好的年轻男明星。助理知道林和熙的存在，知道林和熙的专业和工作，在微信上发语音消息问：“这是林先生画的吗？”游虫没有否认，还在消化林和熙瞒着他追男明星的真相与事实。助理那边安静两分钟。 然后发给油虫一篇知乎问答：“男朋友丢掉了我收藏爱豆的所有周边，我应不应该和他分手？”油虫再度扫向书桌上的那幅画，心情变得复杂起来。助理又发过来两篇其他的问答：“女朋友追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怎样看待女朋友追星这件事？”油虫沉默片刻，然后点开阅读。 文章里大多是模范男朋友陪女朋友一起追星，且借此和女朋友加深感情的真实案例。十分钟以后，终于决定接受林和熙追星这件事，他再次打电话给助理：“你去买两张这个明星近段时间线下活动的门票。”全然不知游虫心理活动的林和熙，在将话送给卓伊斯的两天以后，就从游虫那里。 收到了卓伊斯爱豆线下活动的 VIP 门票，他这才知道，尤崇看到了他画的那幅画，并且以为他在追星，甚至还打算陪他一起去现场追星。虽然林和熙并不追星，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心中动容不已，甚至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直接在电梯里吻了尤崇，以至于他们错过出电梯的机会。 并且在沉浸于接吻的短暂时间内，又被电梯送回了一楼，而卓伊斯则是成了这次事件背后的直接获利者。隔天去上班，林和西将游虫给他的那两张票送给了卓伊斯。卓伊斯激动到接票的那只手轻轻哆嗦，活动门票已经在黄牛手上炒成天价。 卓伊斯在官网放票当天订了五个闹钟，还是没有抢到票。他虽然兴奋，却也知道自己和林和熙关系还没有好到能够互相送票的程度。末了，又冷静下来道：“ <sighs> 我没理由从你这里拿免费的票。”林和熙了然的开口：“我可以原价卖给你。”仿佛担心他随时会反悔。 卓依斯迅速答应下来，成交。林和熙将装票的信封放在他桌上，转身在椅子里坐下来，要打开电脑开始工作。卓依斯却又叫住了他。林和熙从办公桌前探出头望向他，还有事。卓依斯下巴微抬，清清嗓子，神情骄傲又矜贵的开口。 我卓伊斯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在公司里最好的姐妹了。